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在上个礼拜的查经班，我们研究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耶稣两千年前来到世界上救赎我们。 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他面前就是被称为义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与上帝和好的关系。耶稣来，因此我们得着平安。照样，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向牧人报好消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来到世上，我们人就得平安。这两段经文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讲讲这点讲得很清楚。所以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当他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四十二节，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想。” 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你或许已经有个答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先听多一点耶稣所说的关于这这地上这世界和耶稣所赐的平安。这两段的经文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这两段经文，耶稣也都在跟他的门徒讲话。首先，耶稣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第二段，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两段经文有没有帮助？好像有两种不同的平安，对不对？耶稣所赐的，还有世界所能赐的，并且这两者好像是互相合不来的。你若有耶稣的平安。 平安的话，你就会在世界上有苦难、有冲突。雅各书是这样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世俗做朋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就是上帝的敌人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我们就是不能。” 同时与拒绝上帝的世界和好，也与上帝和好，这是不可能的事。耶稣来不是为了使大家都合得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可惜总是会有人很固执地拒绝耶稣。你或许看过啊，那个 bumper sticker，就是车子后面的那个，呃，那个叫做。 那个保险杠，呃，所贴的标语 “coexist”，也许你们看过这个哈，有不同的的样。子。这个是这个车子后面写 “coexist”，然后有不同宗教的标志在上面，意就是 “coexist” 就是同时一起存在，同时一起存在，然后有这两个就是不同宗教的标志，意思是说，我们都一起合得来。 就好了。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无所谓，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基督教、道教等等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做朋友吧。这些信仰都一样吧。其实昨天在音乐表演会，我们听那个指挥也说的差不多一样的话，听得很难受。如果耶稣来是为了给我们这样的世上的太平的话，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就会很和睦地一起下地狱吧。但是耶稣不要我们都下地狱，他要人得救。一些人得救，总比没有人得救好。但是那些得救的人，当耶稣赐给他们那唯一真正的永恒的平安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世人的敌人。 因为世人很骄傲地拒绝耶稣了。在上个礼拜的福音书经文里，就是我们今天这段前面一段，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是的，耶稣赐给人那与上帝和好的平安的时候。 他们也就会在人面前认耶稣，耶稣也会在父面前认他们。但是，当他们公开的，就是在别人面前的认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同时在世人面前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世人是拒绝耶稣的，并且他们如果拒绝逼迫主人、老师耶稣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拒绝逼迫我们这些当耶稣的仆人、他的门徒。相反的呢，我们如果没有在人面前认耶稣的话，世人就会很乐意地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就不会受逼迫。但是上帝就会把我们身体与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与世人和目的一起下去。 所以耶稣来不是为了叫地上有那样世俗的太平，他来是为了叫地上动刀兵。这是因为当有些人得救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与拒绝耶稣的人有冲突，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有冲突。那么我们当然不要与家人冲突，我们当然也要爱父母。 但是耶稣说：“你绝对不要爱父母过于爱耶稣。如果父母叫你不要信耶稣的话，那么你绝对不可以为了爱他们而不信耶稣。不要，你要大胆，你在人面前认耶稣，然后你就是受你家人的逼迫。”耶稣接下在第三十八、三十九节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若在别人面前认耶稣的话，你将来肯定会有十字架要背，世人会强迫你背。 同样，你若得到真正永恒的生命的话，你肯定会失丧世俗的生命。这些都是一致的。有两种平安与上帝和好的，和与拒绝上帝的世人和好的。有两种生命：上帝的永恒的和世俗的，很短暂的，好像是荣耀的，但是是叫你死了。 还有两种跟从， <coughs> 跟从耶稣，你这样就会与耶稣一同背十字架；和跟从世界，你这样在世界上不会有十字架，但是你有永恒的痛苦在地狱里面。所以你是有哪一种、哪一种平安、哪一种生命？你跟从谁？我想我们每一种都有。 首先，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拣选，你的确有那与上帝和好的平安。当上帝给你施洗的时候，当他赐给你信心与耶稣连接的时候，你就得到这个。因此，你也你也有上帝的永恒的生命，你也跟从耶稣，也背你的十字架。你因为是基督徒而受逼迫，感谢主。 这都是因着他的恩典，这也是个事实，你不用怀疑。但是，虽然这是个事实，我们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你还是有那老我，就像我们今天茶经班讨论的，还有那还有那个老我，那很固执的老我。因此，你有的时候会选择那与世人和好的平安。 这包括你会与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有那种错误的平安的和睦，你不想要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你不要与他们冲突，你不要受他们的逼迫，因此你没有在他们面前认耶稣，你就走在那很平顺的路上，那没有十字架的路，你跟从他们而不跟从耶稣。 但是，这是一条死路，是一条没有真正永恒生命的路。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实在不配做他的门徒。其实，我们不可能凭自己的任何行为让我们配得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他一开始使我们信他的时候是这样子。 现在，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他重新把我们转到正路，这也是出于他的恩典。耶稣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常常就是不要那刀兵，我们选的是那与世人和好的平安的太平，还好。 耶稣自己选的不是太平，乃是刀兵。他来主要就是叫刀兵害他自己，他自愿地让兵丁抓住他，也让刀刃刺入他的身体。因此，我们罪人就得到真正的太平，与上帝和好的平安。 甚至一撒一赛呀，就这样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的，因为耶稣受刑法、刀兵的刑法，我们就得平安。这是一种赦罪的平安。 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也随时需要这个平安，因为我们常常还是选错误的平安。耶稣的十字架应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但是耶稣的十字架虽然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它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拯救我们。 的十字架，耶稣选择刀兵，选择十字架，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他代替我们做，并借着信心，上帝就算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就是因基督称义的意思。上帝今天重新因基督的缘故。 借着他所赐给你的信心，称你是义人。他今天重新赦免你的罪，使你与他和好。对，因基督受了刀兵，你就得到真正的太平。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一念。阿门。